这里是皇宫家的院子。嘘，这假山后的偏院，白天你没来过。仔细听。 交魂，不过中人之资而已。你的腰比他还细呢，阿乔，你在发抖，是不是穿的太少了？你松手，我就不抖了。你家豆帮比起我来又如何呀？少胡说八道。 我与他并无半分暧昧，又怎会做这种事？你当我堂堂六合帮副帮主，是自甘下贱的货色？他是六合帮副帮主云拂衣，就是出云寺的那位。嗯，皇家虽是名流，但在武林中地位一般。云拂衣为何会与之牵连？好了，咱们去看下一出。 发现了什么？这里太过干净，应该很少使用。无人使用，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，一进来却没有尘土气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没有炉灶，这个灶台是个入口，下去看看。 竟然是个地窖，且摆满了兵器，打造的材料俱是上乘。这两千多件长矛、刀弓，哪怕用来攻城也绰绰有余了。方才和云拂衣一起的人叫黄格飞，是黄西道次子。黄家长子多病，黄格飞将来应是要继承家业的。黄家之事。 要与六合帮联手造反。晋江文学城，梦溪石原著，猫耳 FM 携手英雄联盟，声罗万象联合出品，古风武侠广播剧《千秋》第八集。 阿秋，从皇家出来，你的满腹疑问都快写到脸上了。想问就问吧。那一日，你到底是如何从桑景星手中脱险的？那一日，我根本就没跟桑景星打起来。我没有骗你，只是带你去破庙之前。 就预先传话给广陵散，你帮我再写封信给一个人，他设计了我一道，如今也该还回来了。那东西他若想要，便亲自来见我。是让他来这儿吗？不是，你不用管。他要是不知道该怎么办，那就没资格跟本座谈交易。是周阳策的残卷。 嗯，不错。我告诉他，如果他接下来愿意助我脱困，我便将残卷的内容告诉他。他如何肯信？你给的是正本。你也看过那残卷。陶弘景将自己对魔心破阵的理解一一道出，为修补提供意见。只要熟悉日月宗的武功，定能听出是真是假。这很难做手脚。 你当时就知，他一定会按时赴约吗？我不知道， <sighs> 所以你才选择孤身前往，将我留在破庙里。阿乔，你心里其实还是不信我的，觉得这是我将你抛下的借口。 燕宗主素来如此，贫道不敢不时时警醒。 <laughs> 所以，你才会与广陵散一并出现在皇家。残卷的内容，他不可能只信我，必然要找陈宫那边对照。这期间，我寻了一处地方闭关。 没想到一出关就听边延梅说，宇文邕死了。广陵散印证完残卷内容后，与我会合，还带来一个消息：汝南皇家蓄养私兵，暗中与突厥人勾结。可从方才的地窖看来，即便皇家想造反，那点兵器也只够一两千人的队伍。就算攻占了汝南城， 也没什么用处。你错了，皇家无需造反，也无力造反。他们只是突厥人的狗。树贫道愚钝。突厥人想重新分裂北方，好浑水摸鱼。宇文邕在位时，周朝强大统一。如今宇文邕和宇文宪都死。 周朝没有能领兵的良将，皇家只要拖住汝南一地，就能令朝廷分身乏术，无力阻止齐国死灰复燃。你先前不是支持宇文宪吗？如今他已不在，幻月宗的势力又被悉数拔起，你如何是好？嗯，哼，好阿乔，你这是在为本座担心吗？ 并没有。哼，沈道长，本座有一事不解，还请赐教。请讲。出家人有不打诳语之说，道门可有类似的教诲？并没有像佛门那样严厉的约束，但不打诳语，该是有德之人的德行。那你为何明明担心本座，却还要摇头否认？ 这岂不违逆了你的信条？哼，沈道长，你入世日久，越来越学得一身奸狡滑头。再这样下去，怕不连坑蒙拐骗都要上手了？你 <laughs> 宇文宪不肯篡位，有此下场也在情理之中。 只不过宇文氏一族气数已尽，周朝必将盛极而衰。 <sighs> 看来，你早料到今日局面，提前做好了准备。难怪我到京时，边宅已人去楼空。边缘没奉我之命提早撤离，留给宇文渊和雪婷的都是一些无用的产业。你们能够安然离京。 也是他联系朝中故旧，暗中相助的缘故。你不看好宇文氏，是已经物色好新的江山之主了吗？ <laughs> 你怎么不猜是本座自己想坐那个位置？你不会？哦？为何不会？你猜。 上屋顶去，不必，随我来。汝南城宵禁，士兵巡夜而已，用不着吓得上蹿下跳的。 你心中，可有妄念？世间十恶，胡思出想。你也曾被逼至绝境，千般痛苦加诸在身。你为何仍不改？心中清明，则不生妄念。 <laughs> 你心肠太软，又总是记恩不记仇。 若当日在半步峰下发现你的是桑景心和段文央，你又会如何？不如何。修道之人，种种困境皆是磨砺。只要还活着，必然道心如初。只不过伤好了，总有疤在。沈乔再笨，也知下次再遇，该躲则躲。 不是，我只是忽然想通了一个问题。出去吧，人都走了。嗯，本座忽然想起一件有趣的事情。你要不要听？不要。从前有个人，他从一堆金银珠宝里发现一块石头。 但他不愿相信那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，因为能跟满屋金银堆叠在一起的，一定也是宝贝。于是他总将石头带在身上，还找了许多人来鉴定、打磨。但无一例外，每个人都说，这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，毫无出奇之处。你猜最后怎么着？嗯？ 最后，他终于相信，这的确是一块毫不值钱的石头。自己无论怎么做，也无法改变它。但在此人眼里，跟那满屋子的金银财宝相比，即使它只是一块石头，也是一块万中无一的石头。天下虽大，也只有这么一个神桥。 千金难买心头好。有些人不吝钱财，只是为了找到旁人眼中不值一提的物件。依我看，那人从一开始，就喜欢那块石头胜于金银珠宝吧。只是他囿于成见，不肯承认而已。哼， <laughs> 不错，你说的有理。千金难买心头好。 不过，燕宗主为何忽然说起故事？这与宇文氏又有何关联？没有关联呀，本座闲着没事儿逗你玩儿而已。 云宗主不是有事要做吗？为何跟我回客栈？云拂衣与皇家暗中交往这件事，你知道便可，无需多管。皇家与突厥人往来，六合帮不可能置身事外。既然窦燕山与段文扬联手对付你，想必他们也早有往来了。这不是一波的，除了联手对付我，窦燕山倒不会与突厥人多合作。 你的意思是，云拂衣与窦燕山不和？嗯，两人没少斗法。云拂衣毕竟是副手，愿意跟他走的人不多。他自然要拉外援。他让皇家帮自己夺权，想必也通过皇家向突厥人寻求合作，许诺让利。不错，我与窦燕山有仇。 正可坐山观虎斗，先让云拂衣坐上帮主之位，铲除窦燕山的人，再趁六合帮青黄不接之际出手推一把。多的是人想伺机瓜分六合帮的势力，这样不费一兵一卒就令对方土崩瓦解，岂不更好？但突厥人也可以事成之后踢掉云拂衣，将六合帮历来积攒的财富据为己有。 到时候就要看各自的手段了。既然你并没有失忆，白天为何还要当着广陵散的面做戏？其一，本座不想让广陵散知道你我关系过于密切，这是为你的安全着想。你该感谢本座才是。你我有何密切关系可言？ 多谢燕宗主关爱。那其二呢？其二，当然是为了看你目瞪口呆、不敢置信、失魂落魄的模样呀，不是挺有趣的吗？嗯。 <laughs> 我先前未仔细打量过宇文松，这一看，倒是根骨上佳的习武之才。 <laughs> 不错，他是个好苗子，若能专心武道，日后成就定然不差。嗯，沈道长，燕宗主，正是幻月宗燕宗主。 你与他见个礼吧。啊！晚辈宇文颂见过燕宗主。嗯，上次见你还是两年前，匆匆一瞥，如今根骨长成许多了。多谢燕宗主夸赞。那你要不要拜本座为师？啊！燕宗主好不厚道，几时沦落到要抢别人的徒弟了？ <laughs> 你看他那反应没有立时拒绝，便是听到这个提议之后心中尚在犹豫，可见比起你，他更愿意当本座的徒弟。多谢燕宗主抬爱，晚辈已禀明沈道长要拜入道门，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还请燕宗主体谅。当他的徒弟有什么好？若拜本座为师。 你的两位师兄都大你二十载有余，将来，本座将宗主之位传给你。况且幻月宗财力雄厚，断不会让你一年到头都穿一身道袍。如此看来，岂非好处挺多的？敢情燕宗主跟贫道回来，是专门为了抢徒弟的。若他无人问津，那便是资质不好。 我跟你抢，正说明你眼光好，你该感谢本座才是。啊，我与沈道长打算前往泰山碧霞宗，不知燕宗主有何打算？好啊！啊？你不是邀请本座前往碧霞宗做客吗？本座答应你了。燕宗主，碧霞宗中道衰落，如今门楣不高。 怕入不了你的法眼。哦，本座不嫌弃就是。但我非陛下宗弟子，寄人篱下，不好越俎代庖。嗯，无妨。他们见了本座，想必也不敢拒绝。你，贫道百思不得其解。陛下纵与幻雨宗素来毫无瓜葛。 门派示威也不能给幻月宗带来什么好处，燕宗主为何执意要前去？那自然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呀。若我不愿意让燕宗主去呢？ <sighs> 方才你明明说自己做不得主，那你愿意与否又有何关系？沈道长。 你怎能如此蛮不讲理呀？ <laughs> 还有你，真不想当本座徒弟？呃呃，不了不了。哎，三回家了，回家了。我回来吃饭了。 三位实在对不住，这些天来泰山观景的人多得很，这客房啊就剩这一间了。可以，阿乔与我同住。这房间有多大？哎，不大，就里间和外间，胜在雅致。您去看了，保管满意。这山脚方圆十里的客栈，没比我们家更好的了。嗯，那你拿一副棋子来。 有有有！哈哈， <laughs> 呃，小人看三位郎君像是江湖行走的，没想到还有读书人的爱好，哈哈，真乃文武双全呐！房间在二楼，请郎君们随我来。 床榻给宇文送睡，你我就在这外间对弈不好吗？何必连夜上山？燕宗主到底上陛下宗作甚？直到此刻还不肯据实相告吗？本座说为了你，你又不信。我现在武功虽然逐渐恢复，已有了从前八九成的水准，但要说与你旗鼓相当，还是勉强了些，打起来胜算不大。 还不配当你的对手，嗯？哼， <laughs> 沈道长，你道家修行讲究清净无为，你却成日将打打杀杀挂在心头，戾气甚重。这样下去，要何年何月才能领悟至道之境？嗯，听说碧霞宗有一绝色美人，名曰月坤池。 那是赵宗主的师兄，而且那是位郎君，你竟哦，那宗主总该是个女的了吧？不错，那就重来一遍。听说碧霞宗宗主是位绝色美人，比袁秀秀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本座慕名已久，正欲一见。 来，陪我下一局。哼，贫道棋艺不精。那是你眼睛坏了，还能自己与自己下盲棋？哼！你我水平相当，谁有失误都正常。多下两局方显公平。好吧。 这棋局也如剑道，不知你可悟出什么了？恕我愚钝，看不出来。再下一局，你好好体会。一进一退，正如挥剑对敌，一通则百通。 上一局是我占了先手，这次由你开局吧。听说棋面如战场，可以读尽人心与兵法，但我却看不出这其中与剑道有何关联。是不是你故意诓我？当然没有，你误会了。那能否请燕宗主将你领悟到的告知一二，让贫道也开开窍？ 输赢乃兵家常事。天亮了，本座去叫醒宇文颂。玉不琢不成器，他该练剑了。练完我们就上陛下宗。 嗯，如此一来，人手可能不够，但从长远看还是有必要的。确实，那此事就按掌门师妹说的去做吧。师傅，掌门师叔，沈道长回来了， <laughs> 沈强回来了，快，快请他进来，把师物也叫上。 <laughs> 沈道长总算回来了。 师尊，十 <laughs> 五。泰山距离长安千里，消息传得慢。你在长安城以外以一敌三的事迹，我们才听说不久，正为沈道长的风采所倾倒。没想到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我这一去就是许久，丢下十五在此，给赵宗主和诸位添麻烦了。 <laughs> 沈道长言重了，十五是个好孩子，小小年纪便无需旁人督促。 每日天未亮就与碧霞宗弟子出早课，勤学不辍。是啊，十五可听话了。哎，不知道长带来的这两位是？哦，这位是幻月宗燕宗主啊。年幼的这个叫宇文颂，是我自长安带来的孩子。啊，久闻燕宗主大名，在下碧霞宗赵迟莹，恭迎燕宗主尊驾光临。 只是门派寒微，有招待不周之处，恳请海涵。嗯，赵宗主持事公正，门风严谨，我早有所闻。一路上阿乔对赵宗主亦是赞誉有加，希望我的贸然造访，不令赵宗主为难。宇文颂见过赵宗主和诸位，你就是宇文家的孩子？嗯。 才幼学之年，这一路辛苦了。啊，宗主，沈道长一行风尘仆仆，不如先让他们去休息，晚点再聊。啊，师兄说的是，先让元白带你们去歇息吧。沈道长住上回的屋子可好？嗯，甚好。赵宗主费心了。七郎住在十五隔壁即可，也方便他们俩联络感情。好。本门东面有一栋竹楼。 专供贵客居住，燕宗主若不嫌弃，可在那里下榻。不必麻烦了，我住阿乔那里便可。啊，这不大方便吧？嗯，有何不方便的？出门在外，本座都不知与他同住过几回了。啊，出门在外，事急从权，也就无所谓了。如今能令燕宗主住得舒服些，若是拒绝。 反倒服了赵宗主的好意，不打紧。我与阿乔关系非同一般，他既对碧霞宗青眼有加，你们也不必将本座当成外人，随意即可。他隔壁不至于连个空屋子都没有了吧？有是有， <laughs> 那不就行了？ <laughs> 那元白，你先带大家去歇息吧。是师父，沈道长。 燕宗主，宇文七郎，这边请。哎呀，燕宗主想住谁隔壁，就由他去吧。我看沈道长没坚决反对，便是默许了。方才我本想劝你不要忤逆了他意，谁知他身上威压，差点让我说不出话来。 不怕师兄取笑，我也没比你好多少。碧霞宗与幻月宗素无来往，庙小容不下这大佛，也不知他此番前来有何用意，会不会对我碧霞宗不利？唉，有沈道长在，想必也不会如何。就是据说燕无师性情反复，得让门下弟子言行谨慎点，以免开罪了他。这倒是。 师尊，您这一去也太久了，弟子想念的紧。为师在外头也很想你。听说你过得不错，个头仿佛还长高了些。碧 <laughs> 霞宗的师兄们待我很好。师尊走后，我日日练剑，如今已经能够将一整套苍狼剑诀完整使出来了。是吗？那你使来看看，也给师弟做个示范。 请师尊指点。招式大致纯熟，可见苦练功夫。这些日子的确没有懈怠。 不过剑法里有些招式用的不对，将来会影响威力。我再从头到尾将这套剑法演绎一遍，你看仔细些，不妨与自己对照。啊，是。苍狼剑诀，顾名思义，沧海无边，波涛汹涌，结石无数次在海中被淹没，又无数次露出水面。 何等磅礴！练这套剑法，必须胸怀海纳百川之气，方能发挥它的精髓。你不妨多登高望远，日久天长，自有所悟。啊！苍浪剑诀。 阿乔于剑道上，可谓出神入化，得宗师之境了。 <laughs> 多谢燕宗主夸奖。你们是否有所得？呃，弟子口舌笨拙，只觉心潮澎湃，好似有许多东西要从胸口涌出来一般，但却描绘不出来。 <laughs> 不要紧，谁也不可能看一眼就立地成佛，你慢慢领悟。 有不明白的，只管来问。 <laughs> 是七郎，你尚未入门，这些天只练了一些打坐养神的功夫，说不出来也不打紧。心中时有千言万语，唯寥寥数言可蔽之。 <laughs> 哪数言？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，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。远而望之。 皎若太阳升朝霞，破而察之，灼若芙蕖出绿波。 <laughs> 你想说的，是胸有气象万千，剑下轻灵飘逸吧？他半点习武根基都无，念《洛神赋》不过是见色弄巧。这样的天资，若是用在口舌上，就浪费了。 还是让本座来好好打磨打磨他吧，燕宗主。对师傅出言轻佻，便是在幻月宗也要以罪论处。阿乔，你教徒弟这样温柔，可不由得我来帮你教教规矩。马步扎稳，两个时辰不准起来。燕宗主。 总算不与我抢徒弟了，嗯， <laughs> 为了他的性命着想，还是不抢了，不然本座怕收徒第一天就要拉手杀徒了。 忆昨日少年。 古老星斗，哪个笑曾让我入情中？我是辗转都来此停留，是你踏夜而过，赠我刀锋，换痴者剑梦，生死情，风送。 国侍中韩凤，他有个女儿叫韩娥英，我们在邺城有过一面之缘。 <laughs> 我家阿乔生得好，难怪他会为你倾倒，还借机搭讪。这是你来陛下宗的目的吗？是，也不算是。你到陛下宗的另外两个目的又是什么？自然是为了你。贫道何德何能，当不起严宗主如此看重。你既有德又有能。 除了德和能之外，不还有美貌吗？简直无可挑剔了。你。